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好开心。这个于谦老师，哎，不敢当， <laughs> 穿得像于谦老大一样来了， <laughs> 我一看有点认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平常就。 没办法想象，就是你是我们现代人衣着的那个 <laughs> 关键那个状况，平时接触的比较少，然后看的我的形象都是都是舞台上没错，舞台形象基本上以传统的那种长衫啊、大褂啊。是是是，对对对。可能脑子里想象还是那个就是那个没错，嗯。而且呢，这个与其说呀，我是这个钢丝啊，我不是他不在，我就说您啊，这个 <laughs> 与其说他是钢丝啊，我我更我更是纤丝。哎呀，可这是说真心话。实际上两个人是一样的，嗯嗯。 实际上都都是听郭德纲、于谦的相声嘛，哎，对，就有钢丝就可以了，我觉得。哎， <laughs> 但是呢，这个往往啊，像咱们这个观察呀，嗯，我还经常还注意您这您这个说话少的，嗯嗯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捧哏的，啊，呃，不得了，因为你看，其实我觉得捧哏的有点像主持人。 为什么呢？主持人一般访问的时候就像捧哏， <laughs> 这今天我们俩给您捧哏，您得是逗哏的。哎呦，可不敢当他基本上是属于把那个逗哏的这个话给激发出来，然后把让他最最。 最大限度的、最完美的展示一下他的东西。对，嗯，做到这一点。而且呢，就是有一样，就是我不知道你跟郭德纲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？就是，你比如像我们这个节目仨人聊天啊，嗯，虽然有的时候呢，你要请一个头一回来的这老师，这老师本人是说的非常好啊，嗯嗯，但是每当啊，这个观众说到就是说仨人聊。 怎么样能聊的人觉得特别是是那么个气场，嗯，就得觉得是文道，呃，像徐子东，还有我，嗯，这我们仨，你说单独挑谁都不算特能侃的，嗯，但是凑一块呢，他就是有一种别人也觉着，怎么你们怎么这么默契？哦不，我看你们就算很能侃的了，哈哈哈大家不敢当。 <laughs> 真的真的真的，我们这个节目，这个我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了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节目，嗯，但我好奇的就是。 你们那您平常私下您话多吗？呃，不多，对吧？实际上，我觉得这有意思。我跟德刚啊，都属于内向型人，内向型。对，还甭说我们平常自己话不多，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基本上没什么话。嗯啊，因为彼此已经很默契了，关系也很好，该说一句话、两句话，甚至一个眼神，就基本上就能了解了。嗯，台上这种默契已经有了。嗯呃，甚至延伸到台下来了。然后呢？ 其他的话也就没必要，该说的都说了。除非旁边有的再有个一两个朋友，或者是孩子们，呃，在一块聊天的时候，才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啊，有些逗着玩啊，两个人才才才才能说的热闹一点。这个好像是还有一种分析啊，就是说啊，呃，往往这种就是为大家带来笑声的，就是这种搞搞笑的这种或者喜剧的这个人呢，往往私下里啊就挺闷。 他有，甚至有些人甚至有抑郁症。对，就是说啊，他会不会是在台上啊透支了太多的这种欢乐，然后他自己的情绪啊，在闲下来的时候反而容易低沉。是这个，我们老说你台上也疯，台下也疯，那这人就是个疯子。是嗯，你非得把台上你的整个的这个最好的状态、最大的一种表演欲，哎，给他调动起来，台上展现一些东西，然后台下里边呢，就是是你。 观察生活，吸取素材，这么一个提炼的过程，可能最多的东西是想，就不是在说了。而且会不会啊？就是说，你们天天琢磨怎么能让人乐，嗯，变成你们自己的笑点就会很高。就平常生活里，会不会很难有什么事儿能把你逗乐了？呃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真不是这样。可能我们听相声。 或者是看喜剧啊，或者看什么东西，一些节目类的东西，对，呃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，我们可能笑点很高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即便觉得它好，可能也不会太乐了。对，但是真正接触到生活的东西，还是会，还是很容易把我们逗乐的，因为生活的东西太可乐了。哎，您给我们说说最近有什么可乐的事儿？您觉得？呃，怎么说呢？可能具体举例子哈，一时举不出来，一时举不出来。但是呢，就是我们在台上。 可能大部分东西是即兴的东西，嗯，哦，大部分东西是即兴的东西，哎，所以呢，在台上我们两个人这种这个兴奋度就靠的是这个即兴的东西来刺激。哦，是这样。因为啊因为词儿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的词儿。啊，我们以为是基本不是大部分，大部分我们以为是少部分是现挂，大部分是。 排好的不是我们基本上百分之六七十是现挂啊！天哪，那这个反应啊，对，这是机智啊。这个我们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哈，呃，郭老师呢，他呢，之前学的是评书啊，所以呢，他有很多出口成章的东西。对，看一个点，他就能给你说出一个故事来。对，他即兴的东西就很能够出口成章，让你一下就能听得很舒服。嗯，所以呢，他呢，我们现在段子基本上都是他写。 嗯，写完以后呢，他的创作过程没准很长，副稿时间很长，一两一两年啊都有，嗯，半年一年时间都可以。然后呢，他一旦落笔，就可能是大概这么长的一个纸条，啊，嗯，写上两句话，可能就是一个大段，写上两句话就是一个段落。然后呢，每到下午七点，晚上七点多钟演出，大概五六点钟到后台先沏上茶，跟孩子们聊，说说今天晚上怎么演，什么状况。 然后盯到六点多钟了，就把孩子们就来来来，把你大爷请过来，有事儿。那孩子们，我比他大嘛，孩子们都管我叫师大爷。把 <laughs> 你大爷请过来，有事儿。 <laughs> 哎，叫我过去，说说哥，咱们有一个新段子啊。哎，我说好啊，有什么新段？子？拿着这纸条，他就一边看着一边就给我念，一边看着就给我念。您觉得怎么样？我说行，那咱们上吧。哎呦。 哎，就这么着了。 <laughs> 为为什么他们在在剧场里演出效果那么好啊？就是他们特别放松，哎，对，真正的这种松弛。实际上，这种喜剧的这种技巧，嗯，都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呀，舞台上面的东西，再加上学呀练呀，都已经融化在这个血液血液里了。对，哎，但是我问您啊，就是说您说真心话，比方说。 这 <coughs> 咱在央视春晚演出的时候，嗯，心里是不是就没那么放松了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它不是其他的不放松啊，在我们的技巧表演方面，我们也也很放松的。关键的是时间问题。哦，关是时台对，这回我们在其他媒体上也说过，嗯，就这次这个春晚，春晚，呃，要求的是十六分钟。 临到上台往台上迈步的时候，跟我们说允许你们到十七分钟了啊， <laughs> 延长一分钟，事情很宽松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段子你要掐到十七分钟，念词儿可以，加上效果就不行。哎，德刚说你呀这么着，让底下人啊举备准备几个牌子啊，这一个牌子上写着十分钟，然后十分钟往后一分钟一个牌子，一分钟一个牌子。哎呦，等于是这个十分到十分钟的时候，他给他举了一个牌子以后。 过一分钟举一次，过一分钟举一次，等于是德纲在台上是一边看着他那个时间，一边重新把他那个段子后边编完了以后，按照时间的这个点儿重新编辑、重新说，这个是紧张的。我呢就紧盯着他，一句也不敢。你你注意吧，我们在春晚上那次表演，我的话基本上都在观众的笑声和掌声当中说的。 嗯，就没有让观众鼓完掌、笑完了以后再重新说，因为就没有不像聊天的节奏了。没错，没错，你咱们聊天，你说到可乐，哈哈一乐，哈哈一乐，也等过去了再说。对，他有这呼吸，有这节奏。对，那个就没有这节奏了。所以这咱也知道，为什么过去老说这个电视啊，很多地方它扼杀了这个相声。反正，恰恰相声讲究的这种东西啊，对，跟电视的规律啊。 有点矛盾，蛮拧，有点矛盾。你比如说，这还没让您看镜头呢， <laughs> 这样看镜头，这相声没法说了。三个机器，这啊，是还有一点，就相声到底是，比如说所有传统曲艺啊，嗯，它是个现场的东西，嗯，现场的东西，你的感觉差太远了。 和观众的互动，嗯，还有观众给你的刺激，给你的反馈，这是特别主要的。没错，特别主要。这个你像咱们电视台的，我现在就有体会了。你好比你到一棚，要是还是特高级的棚啊，嗯，这导演反而觉得他得有所作为，嗯，我得忽悠镜头。但是你知道相声就逗人笑啊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们这也是艺术家，就实际非常微妙的一个感觉。对，比方说你这儿说一包袱。 他啪，另一个切换了一个镜头，嗯嗯，观众啊看着，实际就走神儿了，马上就转了，马上注意力会被分散一下，你这包袱就不响了，对，就是就跟我们台上就是有时候比较讲究的演员啊，严格到很很严格的程度，就包括上台不戴眼镜，多大的近视眼不戴眼镜，嗯嗯，呃，上台不许戴戒指，嗯，呃，上台不穿白袜子，哦，嗯，这什么讲究？就是说。 你比如说抬手动脚，嗯，你这黑色的长衫，嗯，黑色的裤子，黑色的便鞋，一抬脚露出白袜子来了，嗯，观众哟，这一晃就差差眼神了，这是经验的，对，这你不戴那在台上戴一戒指，你稍微一动手动脚，灯光一反，哎， <coughs> 一晃，把这个情绪就差过去了，没错，这笑啊是真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一个规律，当然也是因人而异，有的人呢就是说，呃，蓝长衫，黑裤子。 黑鞋、白袜子，显着干净，台上显得又干净又利落，爽利。哎，对，爽利。专门有，因人而异，各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，又不一样。对，但是基本统一的是眼镜、戒指不能戴，因为戴眼镜影响表演，而且呢，就挡住半拉脸啊。哦，呵，这就讲。对啊，然后呢，呃，相声演员基本不留长头发。嗯，如果要烫头啊， <laughs> 对 <laughs> 你像我这个基本上就背过去的。 他是要把脸部尽量大的让观众看到，啊，你要留下来的那个最挡到这儿的那个，那又半拉脸又没了。你别看这个说话少的，往往啊更厉害。 <laughs> 你就别就是说，谦儿哥这这反应啊，就是这闪电一般。我我我见他们说的，比如这个郭德纲可能说。 说，我我在草坪上练练游泳，从来没溺过水。 <laughs> 他就马上就能给一句，没给活埋了呀。 <laughs> 这就是几场的反应是吧？对，现场的临时这个反应。再有一个就是抽象思维，就按他这个这个这个想的东西，你能再延伸一步想下去，就这个整个画面就出来。了哎，对，画面感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就过去这个周恩来有句话，就讲。 就是顺势而为，哎，对，我就发现这个捧哏的，为什么我特别注意这个捧哏的呢？嗯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咱这要是说高了的话哈，有些人讲就说捧哏的这叫自轻自贱，是吧？就说中国有个成语叫“唾面自干”，得 <laughs> 你们我脸上都多么文明的干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啊，我觉得就说在这个的俗人的社会里啊，中国人过去有句话叫“温柔敦厚”。嗯嗯，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能审这个捧哏的美。 嗯，他，你说他是不是温柔敦厚？他永远他不抢戏，而且呢，他跟着你走。对，他甚至有点像太极拳。对，他不是要立一个他自个儿，但是他跟着你走呢，他经常出出花哎，这东西我觉得太有意思了。实际上，说相声啊，有的人可能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，但是我非常承认这一点，就是说，相声演员这俩人，他确实有一个。 主角和配角的关系，嗯，红花和绿叶的关系，嗯，那么如果两人要都是当红花呢，互相之间抢，那谁也抢不好，谁也都都都体现不出来，嗯，那么必须有这关系，而且呢，说实话，喜剧，我认为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这走大众化的东西，你必须要把喜剧演员自身，不单是捧哏的，逗哏的也是一样，要把自己降到很低。 嗯嗯，你要是高高在上，你觉得哦这位是一个绅士，嗯，那你演不了喜剧。对，嗯，他本身看着你是一种仰视的角度，他他不会乐的。是是，他看着非得你比他低，你的身份比他低，他才能乐得出来，因为他在嘲笑你的某一点，或者是他在。 他在他觉得你说的这东西是他生活当中看，他是这么看，哎呀，太好玩了。他是俯视的，对对，这才能好玩。对啊，这就有意思。而且呢，我觉得这好像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二人关系啊，嗯，甚至是个普遍规律。你比如说，你看很多国家的他的一些的喜剧啊。 啊，日本也有一种类似相声的嘛，也是二人组的。嗯嗯。然后西方当然，美国现在流行是一个人站着讲，对脱口秀，但是问题是，对慢踩，对。但是你看看他很多的喜剧电影啊，通常都要出现二人组的搭档嘛，对，一定是个二人组，而且配合都是这种形式，对，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嗯，一个人是来主主主推的这个，对，另一个人是配合他的这个，对。所以大概是慢慢的人类大概在发展喜剧这个东西，都想到这是一个。 仿佛是个普世的东西，都往这个方向出来。这您说就是说，像是要是一个人的那种脱口秀，就像美国那种，他一个接一个讲笑话的话，嗯，他比这两个人的这个他缺了点什么呢？他实际上他也不缺啊，实际上他也不缺，因为他在模拟一个捧哏的，他再来说他。 哦啊，国外呢，他可能脱口秀一个人，但是他还有很多是咱们不能涉及的。嗯，一个是擦边的那些两性幽默，性和政治和政治，哎，这些东西刨开，那么他在说的都是说的另外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嗯，或者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对对对对，他把自身的那个形象就立为一个捧哏的形象啊，一个人。 去俩角儿，去两对他说的事儿，没准说的是我，那么观众嘲笑的就是我，或者看的就是我，对对。或者说我们邻居的谁谁谁谁谁，我那天在马路上碰见一个谁谁谁谁谁，然后我跟他怎么说了，对对，然后一下又说他的话，一下说我自个儿的话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他等于还有一个模式，嗯，有一个有道那您当捧哏的乐在其中吗？哎，咱不知道这心里，哎呀，太乐在其中了，因为这可能啊，没没从事这个捧哏的这个职业，可能体会不到。 我感觉你先让我逗哏去，我还不愿意。嘿，嘿，真的，我特别喜欢捧哏 <laughs> 啊，因为，在我的这个世界观里边，我觉得这这一台我们俩说的这些段子哈，他再说什么什么东西，然后都是从我我们叫翻包袱嘛，翻包袱。对，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管这一个笑料叫包袱，对，用的行话叫包袱。所谓的包袱，就是说，呃，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。 这就像一个包袱皮儿似的，对，你把它东西都买好了，买好了以后是有捧哏的把这个包袱皮儿打开，嗯嗯，逗哏的是来装这些东西，对，是有捧哏的把这打开，就到最后一句就是说就是翻这个包袱的时候，嗯，这个一句话是最过瘾的时候，啊，是是不是逗哏的翻吗？不是，是他来埋，是他来做这个包袱啊，他来做这个包袱，对对对，到最后是有捧哏的来把这个。 包袱打开抖搂出去，哎，那最后这笑不是往往在逗哏的身上？他最后给一句，这包袱就炸了吗？呃，不是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捧哏的就没有必要用这个人了。啊，嗯，他捧哏的必须要带动，呃，观众站在观众的立场上，或者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，或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来对他的观点，就是说对这个包袱有一种态度，然后用这种态度，用一种强烈的语气。 把它抖出去，哦，对，这样才能让这个包袱和观众产生共鸣。哦，哎呀，您能举个例子吗？对对对对，所有的包袱都是这样。比如说一个一个一个小段里头，它怎么叫一个包袱？您这怎么给抖的？呃，其实你随便拽出一个包袱来，都是这样的。嗯，呃，就像你刚才说这个吧。嗯，呃，这个这个这个，我在草坪上。 对，呃，练游泳，练游泳，嗯，那他说完这个，实际上他把这个包袱给你了，埋上了，对，呃，埋埋上了，嗯，其中的东西可能你需要过半秒钟，甚至一秒钟，甚至半分钟才能挖掘出来，才能乐出来，对，甚至有时候你在回去的路上，你才哎呦，这太可乐了，这草坪上怎么弄？到时候有捧哏的把这说，那你没。 没把你活埋了啊！ <laughs> 一说完这个以后，观众就马上就能想到，他把那土都刨开了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实际上每个包袱都是这样，就咱们就专举一个例子，实际上是这样的：你把这个东西能挖掘出来，你就可能就说到观众的心里去了，你就会受到欢迎，你就得到共鸣。 嗯，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，像像你们两个这样的，我现在才知道即兴的成分这么大。嗯，但中间牵涉到这么多的技巧。嗯，像你刚才讲那技巧，其实有时候是有规律、有模式的。有模式，我们相声的老前辈就是说，咱们的这这这个中国的这些喜剧大师们，这些老祖宗们太智慧了。他把所有在汉语当中能够产生笑料的，嗯，这些语言的节奏。 结构已经都总结，都总结完了。嗯，现在不管是相声还是小品还是喜剧还是什么，只要说中国话的，你乐了，他用的都是相声的语言节奏，都是相声的包袱框架。嗯，你把这一句，他没准剧情跟你这满不一样，但是你把这一句笑了的前后三句话把它摘出来，嗯，他所说的语言节奏都是用相声可以处理。 可以解释，所以所以我就想，因为你们也办学校嘛，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它既然是有规律的，它真的是能教的，嗯，就真的能够教的出来，就教不能学得会，教教不出来，教不出来，教不出来。咱们这个广告之后让他教教咱们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就这中国老祖宗孝的规律啊，对。但您说能学得会吗？呃，怎么说呢？按说是学不会。 对，所谓的这个咱们老话 <clears throat> 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嗯，那么师傅所要教你的，我们这个师傅的父，不是工厂里那开车的那个师傅，是单单立人一个寸那，不是那个师傅的父，我们是父亲的父。嗯，就是说你拜了师以后，你的师傅，嗯，要跟你父亲是一样的，他不管是从。 艺术角度，还是从做人，还是从你的人生观各个方面，他会给你一个把控，给你一个。怪不得你们都管他们叫孩子啊！对对对，我们这帮孩子们都。对对对。哎，他们也叫叫师傅啊，哎，叫大爷呀，叫叔啊什么的。当然，师门里边都有这个规矩，这是一种传承方式。所以这个呢，所谓师傅领进门，他教你的是一切相声的规律。这种规律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包袱应该这么使，但是。 相声是很讲究天赋的天分悟性悟性的。如果说为什么相声成才率很低呢？嗯，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，他会成为一个好老师。嗯，他是一个载道者，他不会是一个呃，他是一个载道者，他不会是一个优秀的这个表演家。表演家，对对对对对，他。 悟不到其中台上的这个东西，但是他可以给你讲课。嗯，嗯，对，我懂了。对对对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你刚才说有规律，有规律的东西应该就是可以学的吧？嗯。但是你学了之后，学到什么境界、什么程度，嗯，这完全就得看天分了。对，完全可以看。那那那你因为这种语言节奏，谁跟谁都不一样。对。真是。而且还是有变化的。我用这个节奏，这个节奏本身就很难掌握。嗯。但是是可以掌握的。 但是呢，他又是相声本身，又是发扬张扬个性。对我用这个节奏，我穿这身衣服坐在这儿，用这个节奏来说，大家没准就乐了。嗯，你穿着这身衣服坐在这儿，你用这个节奏没准就不乐。你还得去悟你自个儿的节奏。对对，然后还有包括自己的形象。对，哎，包括。接着为您播出《包括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什么观众台上的这个这这是一种什么气氛？各个方面。